锵锵三人行，咱们跟这个叶檀啊，文元凯老师， <laughs> 我们一直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laughs> 那天学习了一个土改啊，还有一个我想知道，这个就是所谓金改和企改。哎，这个金改，这个我们的钱啊，能怎么样？能不能越来越毛？对呀，对，这是个这是金改能解决的问题吗？呃，我想未必。 就现在的趋势，至少是共产党印钞票的积极性丝毫不比美国人差，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越来越毛？所以老百姓最后还是想来想去，买房子最可靠。所以十一月份全国房产均价上涨，对吧？首先四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二十一个月上涨同比百分之二十啊，很吓人呐。 哎，那您说这个未来现在好多人就是说将来这个房价可能会跌，甚至原来传说什么传说李嘉诚最聪明，李嘉诚都跑了是吧？然后说这个香港也是在说这个事儿，在香港就是说买房子等一等，等一等这个措施啊，香港房价已经下来了，已经开始在下来。对，哎，但是前上前两天我跟几个香港人在聊啊，他们就哎就说一个体会，就甭管你们经济学家怎么说，对，包括我自己，我有这个体会。 我这一辈子所有的资金投向都失败了， <laughs> 对吧？但是最后我发现呢，只有我身处的这个房子 <laughs> 是我这辈子唯一升值的东西。那你这又是一种很朴素的真理啊。对呀，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一辈子还远远远远没有完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laughs>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有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房子的人，要不要把那第三、第四套房子卖掉的问题？就是那要不要？要不要呢？哎，我建议不要，哎。 你要知道，二零一三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都说中国的房地产要发生崩溃，我不赞成， <laughs> 我认为不会发生崩溃。但这个是可以讨论啊，因为是啊，最近准备办一个学校，说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得诺贝尔奖的， <laughs> 就是就是，呃，为什么呢？因为从整个趋势来讲，因为一旦房地产发生崩盘。 中国是很难承受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是说政府不允许它吧？那当然，当然。所以中国政府目前来讲，调控能力还是足够强。所以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作为政府来讲，就是钞票稍微印的少一点。 不要那么多，有的地方已经崩溃了。温老师，像鄂尔多斯啊、温州啊这些地方，就是他，比如说他以前楼盘每平方米十万，现在五万，二手房你跌价跌百分之五十都卖不出去。康巴什就是，哎，所以啊，就是就是您你你比如说啊，文涛，你刚才说你现在投资到现在为止，房地产都是赚钱的，没错，那是因为上涨周期还没有结束。对，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周期是只只上涨不下跌的。 所以，我劝你，虽然你现在房地产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劝劝你向李嘉诚学一学，如果太多的房地产的话啊，对，太多的房地产，综合配置，对，去买一点什么美元，买一点其他，趁着人民币在升值，该买点美元，买点其他的东西，做一个综合配置，这样万一有一天，假设很不幸房价下跌了。 房价是会下跌的，不至于满盘皆输，起码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这叫 portfolio，叫投资组合。对，每个人现在中国人都应该考虑。我看这两天周产以上，这两天任志强又说了，说房地产没泡沫。 房地产没泡沫， <laughs> 老任的说法是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其实，呃，我以前，呃，我也我也同意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就为什么说我说你如果在北京、在香港买房子，我不建议你抛，为什么呢？尤其在市中心的地方，对，你不要抛中心城区这些地方，像北京，我们常住人口三千万。 嗯，然后这个外面跃跃欲试，想要到北京淘金的，还有说不定还有两三千万。一个首都聚集了全国的这个十二分之一的人口，然后呢，所有的钱有点钱就砸到北京来买房子。嗯，你如果在北京有房子，所以可以放着，而且所有的一切力保北京，就是说你你北京空气差了啊。 河北钢铁查一查， <laughs> 把你的钢厂给关掉啊！是百分之八十你没有环评过的，那么北京的空气就好了，它的房地产升值的前景就更大。所以像这些大城市啊，不会有问题。而且，尤其很多人说，哎，海南有泡沫，海南有问题。我说海南也没问题。很多人把现在的海南跟九三年的海南比，说当时碰崩溃过一次的，现在也会崩溃，也不会崩溃，因为现在的海南基本上百分之八十是外地人买房子。 而且是外地富人，就是没借钱的，叫东北省三亚市。对，就是东北在三亚买 <laughs> 东北省三亚市，说的一点也没错， <laughs> 就是你满耳朵听到的都是东北话，就东北的富人一半的钱砸在那儿了。视野再次南下， <laughs> 所以在这种时候，你想啊，如果说三亚房价下跌了，这些东北的四野军们怎么办呢？ 因因为它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这吧？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捏在手里，我传给我的子孙后代这个房子。 他不会说，我马上把房子抛掉，因为我要还银行钱。美国就这样子的，美国是因为我这个首付一分钱也没付，所以我必须这个房子要抛掉它，然后越跌它越跑，越跌越跑，然后我要对，我要变我我要还银行钱。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它的房地产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借贷的，那个地方都是。 泡沫很少，然后基本上是富裕人群聚居的地方。像你这样真金白银拿出去砸出去一千万，哇，买房子了。 那有什么泡沫？泡沫都在穷人手里， <laughs> 都在防按揭手上，按 <laughs> 揭手上啊！美国不就这样闹出来了吗？您说这个美国啊，我再把这话题岔开一个啊。这次我听他们讲，就说还有一个企企改企企业国企的这个改革，哎，呃，虽然我也看不懂有什么说混合所有制了，又提出来了，但是我看懂一个事儿，说呀，这有点是借鉴了新加坡的淡马锡的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新加坡淡马锡的？淡马锡模式就是高效率的国有企业投资，因为淡马锡它是这个淡马锡公司就是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相当于我们的中金公司，它是非常高端，因为我认识淡马锡的人，嗯，他们都是效率非常高的投资配置，回报很高，所以他们的高管薪水也非常高，对吧？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中国根本远远谈不到呃向大马锡学习。 首先，中国的国有企业的领导的任免制度就有问题，他不是说真正是全球招聘，也招聘过海归回来到了国企就不行就回去了，根本待不住的。因为中国是个官场，对，中国是个官场，中国的国企是个官场，所以它也充满权力斗争。很多人的精力都不是搞在经营企业，搞来保位置或者抢位置，啊，所以必须要十三中十八届三中要提出来的。 但是国企改革是个老大的问题，也讲了二三十年了，嗯，必须要有更大力度的。那么现在也已经提出来了，我们敢不敢更大幅度的来推进一轮国退民进，就国有资本的退出，就国有资本将来集中到国有资本应该的，像航天啊、航母啊或者卫星啊，对吧？军工啊这些国计民生的，因为这个十五大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啊，呃，国有企业就不应该搞什么房地产开发了，你就与民争利嘛，对不对？不可能，哎，对呀，因为房地产油水那么大，水很放弃啊。他他央企现在有的退出的后悔死了，说你看我们现在主业那么亏，如果当初做房地产的话， <laughs> 不知道赚多少钱了。是是是。所以啊，对呀，嗯，就是那个呃，代马西的模式其实是刚才温老师说是对的，是一种市场化的模式，也就是说它微观是放开的，你完全按照市场来运作，然后呢，呃，你政府来进。 进行资产管理公司啊，就假设，呃，我就这么假设吧，文涛啊，我们呃建立一家公司，比如说文化咨询公司、文化公司，哎，做的非常好，很赚钱。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的控股，我们的相对控股股东，我跟你百分之三十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但是呢，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它这个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家公司表面上是我们俩在做，在经营，微观上很市场化，但事实上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嗯嗯，因为百分之四十的股权是他的，所以如果说以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国有企业都会变成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看到，就是我们国家国有层面来进行资金的控制。 来进行控股，然后呢，微观这一块用让职业经理人来做，我我就彻底放开，我让职业经理人来做。对，最近我看了上海，不是上海表面上是中国最最发达的这个经济呃大城市，但是它是国企重镇。上海有很多很多国企，上海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强势国企。然后他最近搞了个国企改革，我看了看，只有那个它分成三类，我我觉得那个方案真的有点问题。 呃，说真的啊，这个我现在在北在北京说上海坏话，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laughs> 在北京说就没问题。然后他只有那个竞争类是，这稍微好一点。他说竞争类底下是用职业经理人制度的。 也就是说，我我政府只是来稍微控制一下，但是你具体的运作，我彻底市场化，那种让职业经理人来做。只有竞争类这一块好一点，其他的那些改革，要实现温老师说的“国退民进”啊，哦，非常困难。而且我觉得很简单，我我的方案也很简单。对，首先石油能源行业开放。就为什么民营资本不能开炼油厂？为什么民营资本不能从事进出口石油的贸易生意啊？为什么民营资本不能开加油站？ 你开放以后，我相信中国油品质量一定会更好，油的价格也会下来。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呃，它其实是加油站是可以让你开的。 炼油厂也是有，像山东地炼是很有名的，他都让你开。但是有一点，它就是在源头这一块，你不是要有对，哎，你你的原油国内的原油当然都是这个呃两桶油的，然后国外的进口全是它。对呀，对，就是我如果是炼油厂，原油进出口权应该放开啊！现在不是进出口权都在放开吗？你原油为什么就不能放？因为它是关于关系到国家的命脉的，重要的军事物资，所以它到最后你发觉不是理由。 不是理由，为什么呢？美国的洛克希勒公司是私营企业，咱可以做导弹、做做做战斗机呀，对吧？你军队该管的地方管住不就完？了、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刚才说淡马锡，我们的淡马锡模式做得好，当然就是淡马锡模式做得不好，就是中石油、中石化模式。对，你比如说，像淡马锡模式有两个东西我们是模仿不了的。第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城市国家。 就他他他很小，就他他面对的就是说，他面对的就是全球各个干点什么谁都看得见。 <laughs> 对呀，就是啊，你要是在国内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你干点事儿，谁也不知道。我跟你说，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面对的是国际竞争市场压力，他只有放开，他这个国家才能生存，他这个公司才能生存。像我们这样不放开的话，哎，他光是国内市场他也过得很好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嘞，你比如很有趣的现象吧，嗯，在通讯行业，你有没有注意到互联网公司没有国有企业？为什么？哎，为什么？ 为什么？而且互联网企业人家做的很大，邓亚萍那个极客搜索是失败了。邓亚萍那算国有的吗？算国有的，人民网。对，这为什么？邓亚萍，哎，你看，是吧？人民网惨败，那就是因为互联网公司充分市场化，而且是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吧？但是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啊，是这样子：就本来市场化的地方，你看啊，这次上海说它什么行业，除了低端制造、低端服务，它啥行业都能做国企。对，那么面覆覆盖的非常广。我特别担心的是，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 IT 行业、互联网行业，现在都是民这个。 做的特别好，然后有市场竞争力。如果说国以后啊成立几家、很多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哎，我看你做的很好，我看你不顺眼，你赚那么多钱。 那怎么办呢？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我来相对控股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说，真是，我就自然就变成政府了。没错，我就觉我这这个刚才我还跟温老师讲，我就说我见过一些合约呀。你这中国式的这个这个这个就国企这些合约有一个特色，他比如说咱合约里都有一个不可抗力条款，对，明白吧？中国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合同，你注意到它不可抗力条款里有一条叫上级指令。 <laughs> 这个我觉得你要是在香港或者在西方社会，你这个不可抗力，来自于就是说咱们这合作啊，要是别的都是上级要是指令说咱别弄了，那咱们就是互相都不赔，那就就就完了。你你想想看，那上级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心情不好了，早上睡觉醒过来一拍脑袋，他说嗯不准你做，怎么办？是，所以咱们头上其实时时刻刻顶着个呃上级指令在那儿呢。 咱们先去点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还有一个最近的话题，就是你们刚才讲这个货币嘛，这个这个金融改革，咱们现在怕就是说钱如何防止它越来越毛？对，你说还可以分散投资，什么买美元什么的， <laughs> 现在还有人买比特币。对，你知道这个比特币啊，哎呀，我觉得真有意思。我呀，这个看了很多，也听了很多，我找到了一个声称哈，我就是说他是唯一，就说我用人话。 能给你解释清楚 <laughs> 这个比特币的。好，我跟你说，他这个就是他这人话，就是说，比特币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堆复杂算法所生成的特解。特解是指方程组所能得到的无限个解当中的一组，而每一个特解都能解开方程，并且是唯一的。这是人话吗？ <laughs> <laughs> 这个我觉得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这是什么呢？啊，我是这样，我是三个礼拜前。 在那个中关村关帝庙很有意思。中关村的关帝庙是个会所，有有有。中关村关帝庙听了一个比特币的讲座，当时的比特币比价是一比两百美元，没想到这个三个礼拜呃内一下子窜到一千美元，最近又跌到大概五百多美元，而且太复杂。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说比特币还跟一个词儿，我我说这还是挖煤吗？说挖矿。 什么？这是这叫挖矿机？对对对，我还以为是挖什么金贵重金属，你知道吗？那他说这个机器啊，可以挖出比特币了。我知道，我知道。哎，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完全不懂。呃，就呃呃这样子啊，我们用人话听 <laughs> 得懂的话来说，其实这是一组这个密码，是密码学里边的东西。所就是你你还记得那个在《风声》这个电视剧里边。 那个数学家解密码嘛？对，他解出来这个答案是唯一的。然后呢，你唯一了之后，你运算之后，你得出一个密码，这个密码一个比特币，一共有多少个这个答案呢？多少个呃密码组呢？两千一百万个，就是你挖到头了，两千一百万个，这是一个密码学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要用挖矿机来挖呢？是因为它运算很快。 挖矿机就是计算机是吗？哎，计算对，应该是。就就不停的。为什么叫挖矿呢？因为挖比特币的矿啊，挖金矿啊。哦，它这个形象的说法。 <laughs> 对。不过，我认为啊，尽管现在中国政府和央行打压比特币，对啊，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比特币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货币改革的一朵乌云。哎，如果有可能，一朵乌云。一只黑天鹅。哎，一只黑天鹅。为什么呢？因为。 呃，这个我因为听了讲座知道，就是你只要拥有一块钱比特币，对你就可以拿到比特币的总账本，就全世界比特币的交易你都可以知道，就可以查。这里面就有某种公开性啊、透明程度啊，或者是双方的认同。当然，这个比特币的制度中间还会有一些缺陷，但是我相信这种没有政府、没有中心，而是被社会认同的这种交易模式。 是将来有很可能成为打破现在美国人垄断货币定价权的一个至少一线希望和一朵乌云，这是我的希望啊。就是说，他们有人说这个这个炒作比特币，本质上跟炒作什么黄金什么的也没什么两样。哎，应该说应该没有两样。呃，是呃是这样，我稍微呃上次稍微研究过、关注过一点啊，就是说他用这个比特币。 呃，然后我挖矿，比如说我挖到一个比特币，这是一种方法。然后呢，刚才是温老师说的，能不能代替现有的纸币？你比如说我挖到一个比特币了，然后我就不要纸币了，你给我人民币也不要，你给我美元也不要，我就要比特币。你你先告诉我什么叫挖到一个比特币呢？就是说你不用也也可以不用花钱买比特币，你挖挖挖就能挖出一个来。 刚才那些挖矿机都挖挖矿的，就挖出比特币的。我通过不断的运算，有可能一天挖出一个，以后会越来越难。一开始还稍微容易一点，一天有可能挖出一个，呃，两天挖出一一枚比特币来，是能够挖出来的。那么这是一种赚钱方式。我听说他的这个创始人是一个叫中本聪的人。哎，对对对对，这个中本聪提出了一个概念。 说他消失了，在网络上消失。了，云山雾罩，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然后有人估计，中本聪掌握着九十万个比特币。哎呦，不得了了！说万一他要是抛出来，就根本就是就大跌了。哎，你们这比特币，我这个温老师，我反驳你一下啊！你对比特币太那个有信心了，太看好。比特币事实上是一个货币无政府主义。 啊，是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我在家里我就能挖出货币来，我干嘛要这个你的人民币、美元啊，对不对？我干嘛要你央行？我根本不要你央行发钞了，我在家里拿挖矿就行了。但是问题是你看到没有？你如果真拿着比特币，你会睡不着觉的。为什么呢？今天值一千两百美元了，我拿一本呃一枚比特币，我高兴啊！最低的时候几美分？ 啊，然后我几美分的时候买进了，然后我一千两百美元，哇，我这高兴的睡不着觉。然后它一跌，一个礼拜能够跌五百美元，又跌回五百美元了。这时候你又睡不着觉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跌掉百分之九十三，对，就剩百分之七了，就是。所以你拿着比特币，你说你能睡得着觉吗？ 就是你，你发觉你今天兑美元是一万块钱，明天只能兑一千，后天只能兑三百，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觉了。历史上都发生过啊，郁金香还有君子兰都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啊。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比特币是个泡沫，对对，是个泡沫。就是说你它代替不了货币，它代替不了。我的愿望是，将来人们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不受任何央行、不受任何政府控制而被社会认同的？ 一种货币来打破现在美元的这种货币垄断。我是希望这个是不是比特币呢？另当别论。这个温老师的想法就是，当时比特币建立的初衷，比特币建立初衷就是说，现在的央行太自私，太不知道节制，所以我必须要用用一种新的货币体体制来取代它。一百万最高限，哎。但是。 它就它不会紧缩，呃，它不会通胀嘛，因为它到底你挖到底了也就两千一百万个单位，所以它不会产生通胀。 但是你发觉没有，它到最后还是跟美元挂钩的。为什么你这个心潮澎湃啊？因为它还是跟美元挂钩。今天一千美元了，明天三百美元了，这时候你才心潮澎湃。美元的购买力没有相差那么多，比特币的购买力一天可以相差几倍，这就说明比特币是个泡沫。中国格外，我跟你说，中国人要投机什么炒哎，什么要炒作起来，我跟你说没底的。你你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中国，我在伦敦，比特币便宜，我买了。 比特币，我到中国的交易市场来卖掉，因为中国比特币高。然后我是老板，我还借给你钱，我借给你一千万，你到伦敦去买比特币。然后万一比特币跌了，我跟你说，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 <laughs> 文明启示录》。 <laughs> 这比特币，啊，看来还是不敢买，是吧？风险。大。